由于家世方面的引导，叶秋为什么要改名叫叶修？这个问题虽然有被问到，但已经不是访问的重点了。重点的那些问题，叶修拿腔拿调的一番回答，听得陈果极不适应。他多么希望在访谈中听到诸如“家世是傻逼，老子就是要干死他”这样的质朴的回答。不过，陈果却也知道，叶修说的都是真话。 复仇，这其实只是陈果天天在想的主题。事实上，叶修从来没有显露过这种心态。要打倒家世，就只是因为双方在挑战赛里相遇，最终能留下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这么简单的。可惜，如此真相在访谈里说出来，却只像是套空话一样。果然，周五报道出来后，陈果跑去网上一搜。 都是鄙视叶修虚伪的。陈国吸取上回教训，这次可不敢再和这些家伙去辩了。回到战队也不敢声张，怕影响了大家晚上比赛的情绪，只能一个人生闷气。晚八点，挑战赛线下赛第二回合开打，星星对战十步一杀。通过首轮的比赛，又翻找了一些十步一杀这队的资料。 赛前，叶修也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部署。玩家战队没条件做到职业战队那样均衡，队内选手实力往往会有很大的参差。十步一杀这队共有七名选手，这避免了在单挑赛事中让治疗上阵。不过他们这第七人相当凑数，完全就是一个普通玩家水准，打陈果都够呛那种。 而余下六人当中，三人的实力明显又要高出一截。十不一杀一直以来的战术就是这三人打擂台赛赚两分，团队赛有三人坐镇，五分也时常能抢到。至于个人赛，就派另三位非治疗上阵，能赚一分是一分。上一轮比赛就可以看出，这种布置他们已经相当习惯。 个人赛里实力偏弱的三人一分未得，这种开场一般来说会相当打击士气，但是十不一杀的选手却因为已经十分适应这种局面，接下来的擂台赛丝毫不受影响，有三位高手稳稳地拿下了两分。只不过在随后的团队赛，操盘手战队体现出了更加均衡的团队实力。 十步一杀战队最终丢掉了团队赛，以二比八结束了第一轮。小组赛是积分排名，每一分都有可能影响最终顺位，都应该尽力争取。十步一杀做出这种安排也是出于无奈之举。行心方面，要说个人实力的话，水平参差也是极大。 不过至少每个人都在水准以上，除了陈果，没有哪个是凑数糊弄事儿的，所以他们倒是不需做出这种丢车保帅的战术，每一分都会积极去争取。不过除了抢分，叶修还希望让队里每个人，尤其是新人，能感受这种正式比赛的氛围，所以在最终的个人赛里，叶修写上了罗辑的名字。 罗辑现在接触荣耀已经一年多，有了叶修指导下的系统训练，水平提升也很快。现在的水准赢陈果压力不大，这让陈果又欣慰又郁闷。他好歹也是荣耀多年的老玩家了，结果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唐柔、包子、罗辑这些新人一个个的从零开始，然后将他越甩越远。陈果不服也不行。 星星的各种训练方法，他当然也有尝试过，提高确实也有，只是远不如这些新人进步那样神速。唐柔和包子两人有天赋，从一开始靠手速实现的操作水平就已经在陈国之上，所以他感受还不强烈。但是罗辑却是真正从零开始成长，直至现在将陈国甩到身后。 这整个过程，每一分每一毫，陈果都可以真真切切的感受到。他真有点羡慕，羡慕这些家伙的年轻，羡慕他们有这么大的成长空间。而他在接触到这种高水平的训练后，越发清晰的感觉到了在很多方面的力不从心。他真实的感受到了什么是极限，就像叶修给他的那个打地鼠的小游戏。 到了某一关，他无论如何都打不过去，所以到了线下赛，陈果再没有吵着要上场玩一玩。可以说，他的玩家日子已经结束了。现在的舞台是属于真正有能力站在上面的人。个人赛最终由魏琛、罗辑、唐柔三人出战，擂台赛则是包子、乔一帆、叶修自己。 团队赛，唐柔、罗辑、乔一帆、叶修、安文逸，替补选手魏琛。年轻人都得到了尽可能多的机会，除了莫凡，这家伙虽然是跟着大家一起来了，但依旧是漠不关心的模样。叶修也就照旧放羊，不去理他。结果到了当晚比赛，对方第一个选手一上场。 叶修都有点傻眼了，一直以来都是放弃个人赛姿态的十步一杀上场的第一位选手，赫然是他们的三位强者之一。怎么改战术了？叶修挠头。改变战术的十步一杀选手看起来信心十足，迈着矫健的步伐上了场，而后再看到星星这边出场的是一位唏嘘的大叔。 正在现场裁判的呵斥下，把烟掐掉后，更是偷笑。伟琛这个名字实在有点久远了，虽然电子竞技周报有过一次介绍，但也只是提了一句，根本没引起什么话题。会关注挑战赛报道的人本就寥寥无几。随后双方落座，读卡载入角色，十不一杀选手看了一眼对面迎风布阵的装备。 银字，没有属性描述。银字没有属性描述。银字没有属性描述。十步一杀选手的光标飞快的移动着，看到的却只是银色的装备名称。银装八件，选手木了，跟着就想跪了。八件银装，这是什么水准的角色？啊 与此同时，现场也哗然了。追随着这位选手的视角，所有人都看到迎风布阵身上居然有八件银装。哗然可并不只有观众，选手都哗然了，包括嘉世战队的选手。八件银装的武装度放在联盟里可是也不弱了。接着比赛开打，十不宜杀选手已经有了直接跪的念头。 比赛毫无悬念地分出了胜负，魏琛先夺一分，而后从比赛台上下来，非常臭屁地朝现场招手，引来嘘声一片。来现场的看家事的居多，星星现在在家事粉心目中就是恶魔。怎么样，我那八件银装一亮出来，对手直接吓尿了吧？回到选手准备席上，魏琛还在吹嘘着。 嗯，了不起。叶修敷衍了一下。此时单人赛第二阵的选手已经开始登台，十步一杀那边是他们的三大高手之二，星星这边则是罗吉这高手水平比罗辑还是要略高一些的，不过他显然受到了上一场结局的影响，有点慌乱。而罗辑的魅光两件银装不如迎风不振吓人。 但一身七十五级的成装，尤其成武虎之印，还是着实惊艳的。这对手很是心惊胆战了一番。但是很快，这位选手就占据了上风，因为他的对手罗辑比他还要紧张。对于罗辑而言，这种比赛的场面可是第一次，他紧张的手指、表情，通通都是僵硬的，操作各种失误，各种不流畅。 几乎是三下五除二就被对方给消灭了，赢了。这一局赢得太轻松，轻松的十步一杀选手都有些不敢相信，下场时还有些茫然。罗辑呢，也是一脸懊恼。不过作为一个高智商的数学特招生，他自己完全清楚他为什么会输，倒不至于因为这一场失利打击到信心。 罗辑可是跟着星星成长起来的，这在队内切磋中，就连陈果在初期都是随便虐的，输一场就受打击，这对罗辑而言太不至于了。他这一年里不知道输过多少次了。队内交手，他也是时至今日才能在陈果身上找回点场子，而陈果那就是战队里一个凑数的。怎么样？ 和平时打网络不一样吧？啊，太不一样了！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甚至忘了我是在哪里。哼，习惯了就好了。叶修也没有多说什么，让罗辑上场就是为了让他适应这种气氛，在他手上丢点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。罗辑之后，唐柔上场，而十不一杀则出阵了他们的第三个高手。 开局一场惨败，一场大胜，显然弄得这位有些茫然，不知如何应对了。不过，在看到韩嫣柔的大名，顿时精神一振。韩嫣柔现在是星星战队中名头仅次于君莫笑的角色，基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高手，很强的高手。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。第三局，不说明显的一边倒。 但唐柔也是干脆利落的拿下了比赛，没给对手半点希望。至于对方三大高手在个人赛里只取了一分，这临时改变的战术似乎并没有帮他们争取到什么。而后的擂台赛只有七人的十步一杀，会出战的人根本没有悬念，两个较弱者和一个凑数者。星星战队包子第一个上场。 最终完成了一挑三的壮举，下场的时候挥舞了一下手臂，亮了亮自己的肱二头肌。看到没有，好好学着点儿。下来之后，包子正是有理由教训一下他的小弟罗辑了。随后进行的团队赛更无悬念，叶修亲自坐镇，更多是希望大家适应比赛气氛。同样初登这种场面的安文逸。 看起来沉稳之极，表现极其稳定。而单人赛里手足无措的罗辑，团队赛再次出场，在队友的陪伴下，也终于找回了平日的自己。团队赛再取五分。